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二十集，洛涵说完后，发现林青霄没什么反应，洛涵奇怪，伸起手试探的在林青霄眼前晃了晃，林青霄眼神聚焦，下意识的握住洛涵手腕。 因为这段时间同住，他们俩已经习惯这种程度的身体接触。但这一次，林青霄不知道怎么了，才刚刚握住洛寒的手腕，突然如烫手一般，迅速松开。洛寒没在意这些，林青霄不喜欢别人有身体接触，他早就见怪不怪。他反而奇怪，林青霄频频走神儿，他发呆是常有的事儿。 但是对林青霄来说，这种浪费时间、拉低效率的事儿是绝无可能发生的。洛寒好奇的问：“你刚才在想什么？你最近总是走神，到底为什么呀？”林青霄对着洛寒清澈的信任的眼神，实在难以启齿。他对自己又生出一阵唾弃，他竟然对幼崽生出这种想法，令人不齿。 林青霄怀着惭愧以及某种隐秘的心思，试探地说：“我在想我们约定的事。其实以工抵债是很不周全的。菩提精华是无价之宝，价值不可衡量。而我的条件里却以时间为尺度，除了年限，其余任何限定都没有。这并不严谨。何况，未必非要一千年。”洛寒听到这里，心里警钟长鸣。 我就说，我当初拐骗林青霄太容易了。作为全书智商天花板，差点把男女主搞团灭的大反派林青霄，怎么可能被我一两句话就框住？果然，他发现这个合约是不公平的，现在要缩短年限了。洛涵心里很愁啊，他仗着绝灵深渊时林青霄重伤，强买强卖签订了保镖协议，但是这个约定只存在于口头啊。如果林青霄想要毁约， 洛寒真的毫无办法，洛寒只能虎着脸，一脸郑重的说道：“不行，落子无悔，话说出来就要遵守。说好了，一千年就是一千年，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。”洛寒以为林清霄嫌弃带着他麻烦，想要反悔，还专门重申道：“放心，我们当时已经说好了，在公言宫不牵扯私人感情，这只是纯洁的合作关系。等时间一到，我们就和平解约。” 以后各走各的路，互不干扰，不伤双方和气。林青霄本来都要说出来，未必非要一千年，其实可以不加年限。但是听到洛寒的话，他口中的话一顿，硬生生咽了回去。林青霄沉默片刻，说：“当初我们约定的时候，谁都没发新模式吧？没有新模式，就没有实质约束。万一我不守约呢？你不会这样做的。” 洛寒失口道：“其实他也担心林青霄会毁约，但是为了自己的性命，洛寒只能装作十分信任林青霄人品的样子，持续不断的给林青霄戴高帽，说不定这样林青霄就不好意思说不，这个儿戏般的约定就能继续稀里糊涂的维持下去。”洛寒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别人或许会如此，但是你不会，你是我见过最言而有信、恪守君子之德的人。” 别人的协议或许需要束缚，但和你不需要。我信得过你。林清霄这回彻底漠然了。洛晗说的那样坚定，目光中对他那样的信任，林清霄此刻实在不知该作何感想。罢了，他长叹了一声，竟然打算用回避来拖延问题。这明明是他最看不上的处理方式。日子还多，现在不急着定下，以后慢慢记忆吧。 自从那天提起一千年约定的话题后，连着好几天，洛寒和林青霄之间的氛围都十分诡异。他们两人依然客客气气，相互为对方着想，相处不能说不愉快，但是暗地里，却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横亘在两人中间，两人无法像之前那样推心置腹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转眼十多天过去。 洛寒在山村的日子十分平静，每天早上出门散步，晚上天一黑就睡觉。天气好时会去山里采采药，或者去地里拔拔草。总之过着非常安逸的养老生活。林清霄的伤每天都在明显好转，等到了第十天时，他的外伤已经全部痊愈。首领把脉后说，治疗外伤的药可以停了，接下来再喝药稳固几天内伤就可以停药了。 是药三分毒，除非必要，否则药还是少喝。今日晚上，洛寒照例端来药，等林青霄喝完药后，他再次帮林青霄疏导灵力。其实现在林青霄体内灵力流转通畅，已经不再需要洛寒了。但是林青霄没有喊停，这对洛寒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。既然林青霄没有主动拒绝，洛寒怎么会吝啬帮着区区小忙呢？ 疏通灵力需要专注。洛寒摒弃杂念后，如往常一般，伸手附在林青霄手掌上，感受林青霄体内的灵气流动。一室寂静，只能听到窗外的风声。外面的风不小，过了一会儿，果然下雨了。这场雨来得迅猛，雨滴打在窗沿上，发出激烈的噼啪声。屋里有一扇窗户没关紧，被暴风雨吹击，猛地撞到墙上。 洛寒和林清霄都睁开眼睛，在寂静的夜里，窗户撞在墙上的声音出奇的刺耳。洛寒慢慢收了力，说：“我去关窗。”他正打算松开手，夜空中忽然炸响一道惊雷。中古植物动物都比后世的大，连自然现象也比天气机激烈。轰隆隆的雷声震耳欲聋，那一瞬间仿佛笼罩了整个世界。 在雷声中，林青霄忽然捕捉到某些不寻常的动静，他表情骤变，来不及细想，猛地把两人相合的手掌换为十指相扣，拉住洛寒。洛寒没料到他突然使力，起身不及，重心不稳，一下子朝后栽去。林青霄赶紧伸手护住他，洛寒跌倒在床上，后脑刚好被林青霄的手护住，并没有摔疼。 此刻光线昏暗，桌子上唯一一盏小灯，早在窗户被摔开的时候就被吹灭了。屋内没有光源，床外还挂着帷幔，床帐里面越发昏沉黑暗。洛寒猝不及防摔倒在床上，林青霄的手垫在他脑后，另一只手还和他的手十指相扣。这么近的距离，洛寒都不需要调整视线。 一睁眼就能看到林青霄放大的脸。夜色中看人似乎尤其感性，好看的部分会越发好看，尤其是骨相好的人，皮相上的细节被模糊，骨相的优劣一览无余。林青霄的骨相就极好，她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脸型流畅，线条非常漂亮，而她的眼睛，灼灼如玉。 在黑暗中，如画龙点睛般，给整个人都点上了光芒。洛寒躺在被褥上，整个人都不对劲儿了。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忽然压倒在床上，还靠近到这种程度，他会想歪，并不是因为他脑子黄吧？洛寒试图说话，被林清霄示意安静。洛寒浑身僵硬，动都不敢动。 像个木偶一样躺在床上，他正在纠结这是怎么回事儿，耳朵终于慢慢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动静。外面在下暴雨，他们又开着窗户，院子外的声音很容易被掩盖住。但是现在雷声停歇，那些动静也变得明显了。洛晗心情大起大落，乍紧乍松，一时都不知道该作何想法。原来还是他太黄了。 林青霄并不是那种意思，他是听到外面有声音才会如此。林青霄现在倒是没有在意这些，他一心注意着屋外的动静。林青霄在院外布置了天然阵法，此刻虽然已经有阵法，但阵道体系还没有发展完全，尚处在摸索阶段。中古的阵法更多的还是用于祭祀、祈祷、战争，应用于日常生活的还没有出现。 但是防护阵法不能没有。林青霄用石头、树枝、草木等设阵，在院外摆了一个天然阵法。这个阵法完全取用自然之物，不会引外人注意。就算被人发现，他也可以推脱为巧合。平时这个阵法没有存在感，可是，一旦有人接近院子，林青霄会第一时间察觉。林青霄眼神锐利。 仔细捕捉着外面的细小反应，来人一共有两个，他们似乎练过某种秘法，气息被藏匿得非常好，如果不是有心寻找，实在很难察觉。而且今日的暴雨也为他们提供了掩护。林清笑对外面的情况有数了，他收回注意力时，才留意到他和洛寒现在的状况。林清笑尴尬。 先前在大明城时，他还没察觉心意，迫于形势欺进洛寒身边，他当时就自我检讨过。现在结果又是如此，要不是林清霄知道不是，他自己都觉得这是蓄谋已久、居心不良。他心里尴尬，但是还要装作平静淡然的样子，悄悄松开。林清霄的右手垫在洛寒脑后，他怕摔到洛寒。 就松开另一只手，在洛寒眼前比划二。洛寒不敢动，他看到林青霄的手势，知道林青霄刚才只是为了安全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洛寒也说不清楚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，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公式上，点头示意自己明白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